锵锵三人行，不但是广美好久没看到文道了，我们好久没看到你了。对，你今天怎么这这这怎么一一身大红呢？这是要什么喜事啊？ 来上《锵锵三人行》就是一件喜事儿啊！哎呦，你想想，人家越来越会应对，对平常呢是瞧不起咱们，就不爱来这地方，你知道吧？ <laughs> 今天来就还说这话，对。反正你我一见到我，你们两人非得扯一下我后腿，不然就这个心情不太好。要么没错没错，是我我是觉得我要是穿红的，呃，是有我的一些心理的。嗯，比如说我要去一个场合，我觉得有点害怕，或者说我觉得有点这个危险。 或者说，我觉得有点这个这个，就是那个场合很重要啊，我怕一些妖神鬼祟什么的，我就会选择穿红的。甚至我跟你说，当我主持最重要的节目的时候，我就穿红内裤。真的吗？真的，这不很这不正常吗？不是穿红内裤，你你如果说要避邪，我还能理解，但是你如果说要。 要要全身上下穿红一点，因为那个场合你觉得特别危险。那难道穿红的不是更显眼、更亮眼、更容易招惹危险吗？一般动物它要，呃，感觉到一个地方危险，它的伪装应该是让自己融入环境，越平淡越好嘛。它这个是叫做虚张声势的一个做法。其实我很单纯的，只是因为我精神太差了。我昨天半夜回到北京哦你想脸色，我我看一下，我现我现在是严重时差，我是那个。 美国加荷兰的混合型，美洲时差加那个欧洲时差，再加上以前我在亚洲本身就已经自己在过着一个有时差的日子，就这种三种混合型时差，所以我已经几个二十二十四个超过二十四个小时没睡觉了，所以。有有 所以只好这个也虚张声势一下。这样的状态上我们节目是负责任还是不负责任呢？ <laughs> 当然是负责任了。为了表示负责任，连内裤也是穿红的。 <laughs> 学你，了， <laughs> 这你倒会透视啊！哎，我跟你说，新这本来中国的颜色，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红旗是红色的？嗯，红色在传统中国人心目中啊，是能辟邪挡煞的，都有这么一种心理嘛，是吗？但是呢，饶是我们这个共和红啊，这个红啊。 在今天的这个年代啊，热门话题都变了色儿了。你知道这两天聊的是什么颜色？叫金， <laughs> 不是一般的金，是土豪金，就 iPhone 的那个金，iPhone 金，iPhone 的那个 <laughs> iPhone。就说这个库克，嗯，终于找准了中国村的这个心理，中国村现在他推出的这个土豪金呢？ 比那个在在中关村那边卖啊，比那个别的色儿的那个贵三千块钱，三千到四千块钱，真的卖得出去吗？会火呀，都要土豪金，真的，那个金还真的那么多人要啊？对，他就抓住了中国人好这个金，多难看啊！那个金，那个金 iPhone，没错啊，没错啊，就所以就是，呃，而而且呢，本身现在啊，根本就是一个就是呃聊这个这个这个土豪金呐，土豪现在成了一个这个热门话题，你知道吗？ 关键字，关键字啊，什么东西东西前面一定要加个“土豪”两个字。那你怎么理解“土豪”？你觉得什么叫“土豪”？其实我我觉得就是“土豪”。现我觉得现在又有点点太过了。像现在微信上面不是很多那种那种专家写很多专栏嘛？那最近我在研究红酒，那像他们就会介绍很多的酒器。 例如怎么开酒器呀、醒酒器呀、瓶杯子啊，各种东西。那其实那些真的是一些，有一些是高科技的发明，有一些真的是很棒很棒的、很优雅的东西。但是人家就写说，你如果没有拥有这些东西的话，你就称不上土豪了。所以现在“土豪”这两个字到底是拿来骂人还是称赞人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只要你跟土豪没有称上关系的话，你就不够土豪。哎，这个。 夸一个东西好，还得夸他够土豪。 <laughs> 没错， <laughs> 所以说，呃，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。我觉得 <laughs> 就是今天就是土豪红，土豪土豪红。哎，也有点精吧，他的对，你看，我觉得还有不够精。他是他是这样啊，我现在感觉着这个网上的这些对土豪的这些调侃啊，我觉得他是什么呢？爱也是他，恨也是他，嘲笑也是他，羡慕也是他。这个没有土豪啊是不行的，你知道现在就是。 就是大家聊这个土豪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行为啊，哎，成了一个就是你不聊土豪你没别的可聊了，什么意思？怎么会呢？哎，我哎呦，你说现现这就这两天聊这个什么丈母娘嗯送这个四百万给女婿，这四百万这个叫宾利欧陆这个，我这个媒体都聊的都烂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但是就不厌其烦的在说说说，从这个里边产生多少种创作？你你你你看你看到没有？就是看到啊。 我天，最后还说是假新闻 <laughs> 啊？不是，就是说这个记者出来，丈母娘这个丈母娘受不了了嘛？丈母娘说：“哎，求求大家放过我们吧，对吧？”然后这个这个有人，你知道现在这个我们中共部门啊，嗯，都非常重视民意啊，嗯，就这个报道一出来，管他是官还是民哈，这都关他事。对，马鞍山就查了，马鞍山有什么好查的呢？你现在在网上，你只要成为一个热点。 这个当地政府那就当成头等大事，这结果这一查呀，说这个这个在哪儿啊？说在是在那酒店吗？说不是在那个酒店，说是那一天吗？不是那一天，说在哪儿啊？结果就发现，然后这个记者就出来说了，说这个事儿肯定是有的，但是我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啊，我做了技术性处理， <laughs> 知道吗？所以现所以现在就就就就就闹成这个。 但是我还是觉得奇怪，就假如是个平民百姓，他们家就是有钱，就是要爱送这个，呃，b n 别 y 给女婿四百万，那那关政府什么事？他查什么呢？那以后这么讲，不就有些地方要是微博上闹大了，真比如说真的，这回有一个人帅得惊动党中央， <laughs> 那常委还真得开会，这个人得好好查查吧。这就这就叫舆情。 舆情，你知道吗？现在任何一个我估计地方政府部门啊，对他来说头等大事就是舆情，因为你会发现呢，现在谁别出名，人怕出名，猪怕壮，你一出名，当官的就丢了乌纱帽。你发现没有？你北京这个村官，哎，这这办办，这不是办婚礼吗？嗯，先甭你贪贪不贪那是另一回事，那是待查。一查，当然多半总有点事儿，对吧？嗯，一一办盛大婚礼，光机老百姓一议论。 嗯，就是这这这停止检查呀，或者怎么着，就得马马马上处理你啊。但这我就不明白了，那为什么呃还会有这么多今天我们所讲的土豪文化、土豪现象？因为土豪其实这个特点，呃，被认为就是喜欢炫耀嘛。其实土豪是等于是当年的炫富演变出来，呃的这么一种状态嘛。那那他还炫耀什么呢？假如说你炫耀就会被注意，被注意你就会遭殃。 那干嘛还要去干这种土豪干的事儿呢？这不是很奇怪吗？按照道理讲，我们今天应该像什么呢？像明朝末年那种，就明朝明朝晚年那种状况是什么状况呢？明朝晚年你知道，就是也有很多土豪嘛，就也不要说讲土豪有钱人，但是明朝的有钱人都怕被注意，就从开国以来，朱元璋的时候就这样，怕被盯住，怕被注意，所以呢，尽量的呢都是埋起来。 嗯，这个尽量这个钱呢不要花在明处。嗯。然后呢，他们的品味，你比如说像明式家具，就不是雕金砌银的，讲究什么？讲究你看平常人看不到的东西。这个木头用的是什么木头？这个工字怎么做？这个线条怎么画？都是在这种地方才出现我们讲的雅致品味嘛。它其实是一种因为要把财富藏起来，然后畸形发展出来的东西嘛。那你今天中国，如果我们真的都那么要打贪？ 那么怕被老百姓盯住了，那应该我们的富豪也往这个方向发展才对啊。其实我觉得“土豪”这两个字，就像刚才文涛讲的，我觉得里面有很大的羡慕、嫉妒跟恨在里面。今天真正被拿上台面叫土豪的东西，其实它一点都不土，它也不豪，它可能真的很豪，但是它不一定很土。但是你为了，因为你得不到它兵力，现在好。 你你不是平寻常老百姓家能够有宾利，但是宾利现在一拿出来就成了土豪土宾利真的土真的豪吗？它真的很豪，但是它并不是很土。人家人家这个这个造车造车企业文化。 很值得我们尊重的，但是现在只要一拿出来讲宾利，就觉得特土特好。但是你现在只要一提到车，如果不是宾利的话，你根本就不要跟我提车的事情了。所以现在这个新，你刚才讲到说，这这就一个婚宴，一个送一辆车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这个新闻还分上下半，还上半段还有下半段，下半段是什么呢？就讲说，因为这个丈母娘送了车，所以在现场有一个小伙子心里特别不平衡，喝醉了之后直接站起来指着自己爸爸妈妈说。 <laughs> 你都没一百万，你把我生出来干什么？ <laughs> 你这不是坑爹，你坑儿啊！ <laughs> 说的他爸爸妈妈自惭形秽，抬不起头来。 <laughs> 但是我反而觉得这后半段的新闻有造假的嫌疑。对这个新闻啊，真是现在觉得现在真假难辨。但是你现在只能这么想啊，就说我们看不到什么真的新闻。我认为，就是我的同行们早就跟我一样，早都沦落了。我认为，就是都在讲口水。但是你要讲一个啊，本质的真实。 <laughs> 当年你知道，我们有一种题材叫报告文学。嗯，报告文学呢，就属于一种很有意思。当年现在还有，还有，还有一种很有意思的文体。当时就在讨论，就是报告文学里头允许有多少文学虚构的成分。嗯，反正要最夸张的话，那么那个时候就提出一个，就是说它反映了本质的真实。所以我认为今天啊，他这种新闻啊，你看有没有这种事儿，是有的。哎，这可是呢。 它别的地方都造假了，哎，这个本质的真实，呃，很有意思，就是说，对，其实它反映的是一种，就是我们民间，倒不是说真有这些土豪发生了什么事件，嗯，那么巨细迷意的被曝光了，而是透过这种描写反映的，与其说是真有这种事，倒不如说是老百姓心目中的，一种状态，老百姓喜欢议论，看到。 所以你这不就作作作作诗嘛，叫什么呢？呃，李白乘舟将欲行，看见土豪忙喊停。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其实呢，我也呃同意广美的这个感受啊，就是说很多人你不管说什么啊，我都觉得他有一个基本的前提，我们不能忘了，这个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。这私有财产，个人公民个人有处置他个人财产的权利。 呃大家就是说，也就是说，他要送一宾利，他他他送什么？他烧了这宾利也是他自己的权利。嗯，当然这个事儿就分两面说了。首先是这事儿人家就这么干了，对吧？另一件事儿呢，你可以，当然你可以说他这个品味太差。他不是说宾利的品味差，他是说送宾利这样的这种炫耀吧，炫耀吧，这种这种啊，让大家看的这种感觉，这种感觉大家觉得土在这儿。 而且还牵涉一点，就是他还表达了一种大家对土豪背后的一种伦理现象的看法，就是说，呃，这个丈母娘是为了表示对这个女婿说答谢他，说你对我女儿这么好，我就送个宾利给你。答谢是鼓励他， <laughs> 鼓励他。就是你想想看，他等于是把一个夫妻双方的感情如何增进，如何更好，变成是一个我用送个四百万的车来来来奖励你。 然后这个女婿呢，当场下跪痛哭呢，就是好像我对你女儿好，就全靠你给了我这车。就老百姓心目中本来就对今天的中国有这样的一个看法，就什么关系都是情感关系都建立在金钱上面。那于是呢，这个这个故事其实是大家用来说这种感情，就说这种看法，就是你看这帮有钱人，像他们哪有什么真心真感情呢？他们的感情就是建立在这个东西上。对，其实不一定。 为什么呢？我就所以说，咱们就是说，没有人关心呃，真正的事实是什么？呃，你只是在说你爱说的话。嗯。比如说，真正的事实对吧？他这个婚礼的现场，难道这个女婿他真的是因为送了一辆宾利就给丈母娘下跪吗？ 它是好几个一个气氛呢，融合在一起的。你见过中国那种婚礼吗？嗯，往往弄的这个呃小两口要向这个岳父岳母大人呢呃感谢敬茶。那个时候呢，岳父岳母大人就要给孩子说一些嘱咐的话。每当这个时候啊，他们就容易哭，嗯，对吧？其实我估计，而且他本来也就得跪，本来我估计他没送礼，他也他没送这个宾利，他也会哭。那个时候有一种特特特特殊的气氛。 那么又加上一个宾利，把气氛推向了高潮， <laughs> 是吧？所以本来本来他哭的还更更惨烈一些，对对对，就由于送了宾利，他反而不太不太好意思哭的那么猛了，就对对 <laughs> 对， <laughs> 没错没错，说这男儿膝下有黄金呐，贵的都是土豪金，这哭的这。 <laughs> 本来他也要贵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净查中国的这个，就所以我在就说啊，这个中国的这个婚礼啊，我真是有点看不下去。但是，广美的婚礼是很美好的，很多婚礼。你又不在那儿，你怎么知道？那一定的，你的品味我们臆想得到，我们信得过。土豪红嘛，这个跟土豪金，就就是说啊，很多婚礼是很美好的啊，这婚姻也是很美好的。但是可能啊，我这个眼比较拙，怎么我看到的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婚礼啊，就是那么个。 哎呀，集各种不舒服，于之大成。我跟你讲，你台上的、台下的，我就没见谁真舒服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弄弄那个乌烟瘴气、乱七八糟，就是啊，台上还哭啊、笑啊，就是台底下吃啊、喝啊，最后还喝醉了，对吧？到最后谁也不认识谁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不知道来干什么来了。你这也是羡慕嫉妒恨，就像刚才广美讲，你就是嫉妒那些土豪金的婚礼。你没听过一个段子吗？一句话，现在讲就是说，曾经有一个做富二代的机会摆在我的眼前。 <laughs> 可惜我的爸爸没有抓紧他， <laughs> 你就是你爸爸没抓紧这个机会，你现在恨呢？ <laughs> 哎呀，还真是，真是啊！可是可是，广美，你你觉得这种像像像这种婚礼，刚刚文涛讲这种情况多吗？说这种婚礼搞得那么的奢华啊，什么？ 说真的，我我比较糟糕，我我有那个孤独孤独症啊， <laughs> 所以我我我不太我不是太喜欢参加这个婚丧喜庆，所以我我其实。 目睹的并并不是太多。那其实我就我以前在台湾参加的一些婚礼，如果我真的会去的话，一定是我非常好的姐妹的婚礼，我是会全程参与的。台湾人的婚礼，你们刚才在讲特别繁复琐碎的，就是早上五点钟起来开始，四点多起来化妆，为什么？因为七点钟要迎娶，迎娶就是你要到家里面去。 迎娶你的那个太太，然后你要拜别父母，那个地方其实是通常是我最感动的，就是儿女女儿在拜别父母的时候那种真情流露，那种哭啊，那个真的是撕心裂肺的哭。然后你看那个爸爸那种不舍的那种眼泪，然后偷偷的擦眼泪，我觉得那个才是婚礼最精华、最美好的部分。对，所以实际上这个丈母娘啊，她是把严肃问题庸俗化了。 本来这个小两口就跟他们父母亲这个时候往往是要哭的，但是你偏偏这时候拍出一辆 <laughs> 宾利欧陆，你 <laughs> 就破涕为笑。这就像今天中国的很多晚会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他震动动的嘛，那个情绪很古怪，情绪很古怪，对不对？最 <laughs> 后他用一个这个这个物质的一个一个，因为你想想看，本来像像广美刚才讲，本来那种呃婚姻啊。 他里面的那个情绪是很复杂的，就他当然有一对新人呢，很高兴。但是你想想看，一对新的、一个新的家庭的成立，就意味着原来的两个家庭的一个成员出去了，嗯，是影响了两个家庭。那个那个状况其实是很复杂的。我一直我常常你刚刚一讲，我就想起来以前看小金安二郎一部电影《秋刀鱼之味》，嗯，到了最后那个爸爸励志重演那个爸爸，就是他他太太早死了。 然后孩子们都希望他续弦，怕他孤独。那么他一直不愿意，因为他要陪着他女儿。最后就一个女儿跟着他嘛，还有一个小儿子。那那个女儿照顾他，照顾得很好。那女儿呢，其实有好几次机会也都放弃了，就是因为舍不得这个爸爸，觉得要看好这个爸爸。但这个爸爸后来骗这个女儿，让他们以为自己外头找个伴了，放心去吧。结果原来是假的。然后这时候这个女儿就，但已经已经要出嫁了。 然后出嫁那天，然后也是那种日本式那种婚礼妆，也是他们也是有仪式的嘛。那跪下来跟爸爸感谢你几十年来的照顾，怎么样怎么样？那我现在走了。然后到了晚上，那个戏的结尾就是那个老人回到家，呃，然后就一个人坐在桌下点那个上那种灯，五六十年代那种黑白电，你看点一个灯，他说啊，今天很清凉啊。 嗯，就削苹果皮一个人，就你想想看那种场面，那种感觉，就是婚姻是牵涉到很复杂的东西，它不只是，它的确是两个家庭的事，因为在这个意义上讲，它真的影响了原来两个家庭，你想想看。嗯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广美这刚从美国回来，在美国库克就跟他说了一下，为什么设计这个土豪金？是吗？他怎么讲？ 他托梦给我的啦，我我相信他们设计这个土豪金哦， <laughs> 他这我觉得他是他真的是受到中国的那个市场影响，因为呢，当那个苹果的五出来，iPhone 五出来的时候，坊间出现了呃两只限量版的手机，一只是粉色。 土豪粉，另外一只就是土豪金，号称是限量版。是是是什么？那是那真的是 iPhone 吗？而且那只那个那个粉色跟金色的 iPhone 还是 iPhone 五的两倍的价钱。哦，你说的是真的 iPhone，他们真的真的有粉红色，真的有粉有一只粉红色，有一只金色，因为。 有人送给我，我又转送出去了，因为我实在是拿不出手。结果后来呢，拿那只金色、黄金送出去了。那只金，我讲的是前一代的苹苹果。前代有出过金色吗？你听我说完嘛。所以就是因为有人送了一只粉色、一只金色给我，我讲他还告诉我这是限量版，这个可是什么？这种很难买得到什么什么东西。后来我转送出去了，其中那只金色。 的我的那个朋友把他给摔坏了，摔坏了之后他拿去维修的时候，人家跟他讲说：“对不起，你这不是原厂的，我们没有办法维修。”他说：“什么意思？叫不是原厂？这是你们限量版的。”他说：“不是，这个是你们后来自己买回去之后改装改哦、改子 山寨，哦山寨里面机型里面是一样的，他改了外头那个壳。对，但是他卖了两倍的价库克是超中国人的设计，没错。是山寨我们的土豪金。哎呀，广美今天为我国做出重大贡献。 <laughs> 这个土豪金的原版版权在中国人手里啊，没错没错，库克是很有可能，很有可能。可是你回想一下，你觉得库克对对对对，他们今天苹果这个做法，那我有时候会想，乔布斯要是活着的话，一定不赞成，因为乔布斯的那个整个美学。 就是很干净，很简约，要白，要越低调越好。他恨不得那个苹果的标都白到，白到就是看不见为止。结果你今天他一。 尸骨未寒，你给他来个土豪金， <laughs> 对 <laughs> 他得跳起来，没准将来这个宾利欧陆拿去一修的时候，说 <laughs> 对不起，我们不能修这个车改装过，这个壳，这叫土豪壳，这个壳是哪造的，是吧？哎呦，可是你刚刚讲，刚刚王美说那种车，本来人家有个很好的一个传统文化，我也觉得像像宝马本来是很好车，奥迪也是很好的车。 但问题是，今天为什么这些车都变成一种很负面的感觉？给人一种，我想是因为你真的，我们平常看新闻很容易注意到一些什么开宝马乱撞啊，嗯，啊贪官怎么开开奥迪啊等等，就是说那些开车的人，其实不不是全部开这些车的人都这样，可能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，嗯，但是因为他们正好他们开这种车，开着车的时候干了这种事儿。 结果就败坏了那个东西，所以说土豪金并不是说你真的用金的东西就很土豪，也不是说你开什么车就很土豪，土豪是一种传染病，是一种文化，是一种由于你土豪，你把这个车用的很土豪，这个金带的很土豪，它就被你污染了。所以你你开宝马造势陶造那个造势陶艺，跟你开 QQ 造势陶艺。 那个感觉耸动性就觉得宝马耸动很多，感觉开宝马的人就坏很多。嗯，是是是，所以他们说什么叫土豪？一个定义哈，就是他有本事把任何世界名牌穿出地摊货的范儿。啊， <laughs> 对对对对，都像三里屯。对对，这个上嘛。土豪按这个标准来衡量，你能想起很多明星。接着为您播出《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》。 <laughs> 这哪是？我就哎，当年人家观众就说我穿的是地摊货，说人闻到。